第二十一课一介绍对话。这是邬先生，这位是张太太，这位是张小姐。我很高兴认识你们，我们也很高兴认识您，邬先生。让我把您介绍给我的朋友高文斌。让我自己介绍吧。 我叫高文斌，高先生，遇见您很高兴，幸运幸运，久仰久仰。我我常听见张先生谈起你，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遇见您。哦，太好了。那么乌先生，您现在在哪儿任职呢？我是基辅海川公司的总经理。 这是我的名片我的地址：基辅滨河路七号，电话、传真：零四四五幺四四幺六幺。谢谢您，这是我的名片，我希望有机会再见到您。这是我的手机号码：幺三五零幺二六九五幺七，电话：八六幺零。 六八九幺二八五六，生词认识，让遇见听见见到谈起幸运久仰机会任职基辅地址名片电话。 传真，海川，滨河路，号码，希望，幺，零。语法练习，到，见到，找到，住，站住，记住，见，看见，听见，好。 搭好，修好，成，做成，写成，完，看完，吃完，上，走上，跑上，下，走下，跑下，进，走进，跑进，出，走出。 跑出，过，走过，跑过，起，飞起，升起，回，走回，跑回，开，走开，跑开。他把茶喝完了，让我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我把门关上。 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的电话号码是幺二五四七零六二三六八五幺七幺三五四七幺九五三幺四七九幺。您公司传真号码是多少？我公司传真号码是四五幺五四幺八幺四五三幺幺九七六五幺幺二。 七零零幺幺，您的汽车号码是多少？我的汽车号码是五零三四五幺，U A 幺幺三七幺九，U A 八幺幺幺九幺，U A 八零零幺零二 U A。我的电话号码是幺三五四七幺九。今年是哪年？ 今年是二零零四年，去年是二零零三年，明年是二零零五年。今天几月几号？昨天几月几号？明天几月几号？今天十二月二十三号，一月二十九号，三月八号，五月五号，七月十一号，九月二十三号。 二月十一号，四月三号，六月七号，八月八号，十月四号，十一月三十号，十二月三十一号。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 星期天，课文，一年，一年有十二个月，这十二个月是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个星期有几天？ 一个星期有七天，这七天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生词：今年、去年、明年、明天、昨天、星期日、星期天、上星期、下星期。 上月、下月、年、天。二零零五年、一九九一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日、二日。 三日、四日、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三十日、三十一日。日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星期天。 年月日时。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五日下午六时。是，今天是几月几号？今天星期几？现在几点钟？你们今天有汉语课吗？你们一个星期有几节课？谁教你们汉语？ 你常去公园吗？五，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七号，星期五。我们上午有四节课，两节中国文化课，两节汉语课。下午我们有两节体育课。白老师教我们汉语，丁老师教我们英语，林老师上体育课。明天是星期六。 下午没有课，我们休息。明天我和同学去公园玩。六，过新年，春节快乐。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